笔迹成分鉴定结果出来了，果然跟你猜的一样，是吗？老黄说了，成分跟日常用的推管式眉笔一模一样。嗯。哎，可是你怎么知道是眉笔啊？难道你用过？ <coughs> 杨妹用过。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整天不是卷发棒就是画眉笔，该不会还共用一瓶洗面奶吧？ 杨妹在公州做线人的时候，有一次在夜店里紧急传递线报，手边没有笔，就用的是眉笔和口红。后来她大概是中了谍战片的毒，每次都用眉笔和口红，还根据线报的可靠程度更换不同的色号。下次别这样了。据我多年刑侦工作经验分析，他是想勾引你。这眉笔最多只能说明。 把这笔钱交给范正元的，可能是个女性。难道是红星 Q？晋江文学城，淮上原著，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二季第十三集。 陆顾问，我来了。嗯。哎，严哥，头上的伤没事了吗？哼，你严哥我是什么人呐？钢铁战士好吗？可你昨天那阵势太吓人了，满脸是血不说，连旅居卫局都敢来了。那是接警中心没把话说清楚，我就是个皮肉伤，睡一觉好多了。哎，你怎么来了？我跟你陆顾问正二人世界呢。我叫他过来的。马强，东西带了吗？带了，带了。 专门找了个电脑，嘿，你俩这是干嘛呢？背着我鬼鬼祟祟的。我让马翔找你们技术队从汪新叶的电脑里拷了些东西出来。昨晚在车上，我当着你的面打的电话，韩小梅可以作证。我怎么没印象啊？你当时正发着烧，胡言乱语。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迷迷糊糊计划咱俩出国度蜜月的时候。严哥，据我电话里听到的。 是你念叨着陆顾问不像是顺产型身材，不知道能不能给你顺利生俩孩子的时候。嗯 <coughs> 嗯。那个，我们来看看你考过来的文件吧。哟，这姓汪的馆藏还挺丰富，几位日本老师的资源都很齐全嘛。等等，在这儿，放这种片子的文件夹里还夹着一个画展相关资料，平时找起来也不嫌麻烦啊。这是他的私人画展。私人。 我操！全是脚。确切的说，全是女人的脚。汪新叶的独特爱好，练足癖。你怎么知道，他有练足癖？汪新叶刚逃跑的时候，你们外勤在他的居所搜出了一堆各种颜色材质的女士袜子。对。后来我们问了他的几个炮友，那几个女的分别把所有袜子都认领完了。 周集穿过的鞋袜是恋足癖的典型外在特征之一。不过当时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点。那几位女性的年龄，都集中在三十四到四十岁之间。嗯，我当时也注意到了，但我觉得那只是因为她作为中年人，比较喜欢成熟点的异性，不是喜欢，是性癖。你注意看。 这些脚都有鲜明的共同点：涂着艳丽的指甲油，形态丰满，具有年龄感。也就是说，只有成熟、丰满和涂着指甲油的女性，才能诱发方心叶的生理欲望。等等，顾威说，方心叶长期性骚扰他，还曾经差点强暴他，这是不可能的。方心叶如果对他有那么强烈的执念。 肯定会去偷他的鞋袜，所以那个小姑娘是在撒谎。我看到“二十五万”那四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太过工整秀气了，不像是汪星夜写的，而且笔迹的油蜡质地也太细腻，就隐约有了这个猜测。还有，如果范正元的被杀是惩戒性的，为什么雇他来杀我的汪星夜却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唯一的解释，就是汪星叶跟这件事无关。范正元接的是一位女性雇主的私活这个女性雇主，可以接触到汪星叶手下的人，可以绕过汪星叶跟杀手私下接触。难道是？顾威。喂，韩小梅，你是不是今天下午要去医院陪顾威？ 听着，现在立刻就去帮我做一件事。喂，姐姐，你来啦？我刚从办公室那儿过来，正巧碰见医生。 嗯，关于后续治疗费用的事情，大夫怎么说？别担心，你是未成年受害者，基本费用是可以报销的。不过后续疗养和住院观察时期的用药，大夫说有好几种方案可以选，但每套方案的价格也不一样，你懂的，医院嘛。我我没有太多钱，现在就出院也可以的。 大夫说最好还是跟你的监护人谈谈，可你暂时没有监护人，要不然你自己去找主治医生咨询一下，再做决定。嗯，我自己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我只能让局里尝试去通知你其他亲属了。你父母生前有其他联系人吗？姑舅表亲也可以。啊，那我还是自己去吧，我可以的。 医生是不是在办公室里？嗯，就是平常查房的李医生。你过去以后直接找他就可以。好的，谢谢姐姐。床头柜被锁了，还好严父给提前培训了开锁神器。 严父，怎么样？钥匙拿到了。好，夏龙，跟我一起去部伟家里搜查。陆问已经带着监听往病房里去了。我们路上就能同步监听他和部伟的情况。是。李医生，李医生有个手术，大概要到下班前才能回来吧？你找他有事吗？手术，他不是。 你有急事吗？要不帮你打个电话问问。啊，没什么事，谢谢姐姐。那我等明天再说吧。哎，回来了。你。 你好，我是建宁市局的陆成江顾问，希望你配合回答几个问题。坐。您想让我回答什么？虽然是前天晚上发生的，不过我想警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汪新叶死了。什什么？从宫州某个居民楼上摔下来，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警察初步认定是畏罪自杀。太突然了，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你早就预料到了汪新叶会死。 当你在严邪面前说出“绑架犯是我叔叔”的时候，或者更早，当你听到申小琪可能醒过来的时候，就决定抢先把汪新叶抛出来转移视线。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是绑匪胁迫我把申小琪推下去，我据实交代，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但唯一能证明这点的汪新叶死了，也就是说。 现在没人能证明你是被胁迫杀人，还是积极配合，甚至从一开始就主动的要求杀死申小琪。警官叔叔，我只是个穷学生，有哪里得罪过你吗？别多想，刑侦角度的正常逻辑推测而已。 可能他们忘了告诉你，你不是第一名受害者。我们在汪新叶某个窝藏据点里发现了一本笔记本档案，上面记载了前两名少女，唐文艳和李雨欣。你听说过这两个名字吗？我没听说过。那你大概也不知道，唐文艳是汪新叶五年前在灵州市发现的，两年前的七月中旬。 他和一名叫李瑞的少年被绑架杀害。李雨欣是汪新叶四年前在江阳县发现的。去年七月中旬，他和同学贺良被绑架，随后贺良被杀，李雨欣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说起来也挺有规律的，你们都是被收养三年才遇到这种事，三年。 就像是一个保质期，保质期一过就没价值了。啊，对了，滕文燕是个洗头小妹，李雨欣则是一个县城丫头，所以你看，没什么好难过的。至少你并不是那么的，怎么说？独一无二。言断。 为什么陆顾问说滕文烨和李雨欣都被收养了三年呢？您在汪星叶家发现的笔记本里不是那么写的呀？ <laughs> 瓦解对方的心理防线。啊？步威的处变不惊源自于他的底气。虽然我不清楚底气来自哪里，但肯定跟他的某种个人特质有关。你陆顾问刻意歪曲对前两个受害人的描述，对步威身上各种独特性进行全方位的模糊化、统一化。 是针对他的心理防线，釜底抽薪的手法。釜底抽薪。在外我不知道他都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您想说什么。是要抓我吗？我能请律师吗？没人要抓你。我说了，只是找你问几个问题。你知道幕后主使为什么要连续三年设计三次绑架吗？ 我已经告诉严警官了。我以为汪叔叔只是想要钱，要钱不至于先养你们三年吧。况且凭他也养不起你才对。汪兴业只是个前客，他背后还有一名幕后主使，一个真正享受编写剧本、演绎剧情，并且只有绑架案才能满足其内心欲望的人。 <laughs> 你是他的演员。 但不是唯一的那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但就算绑架案只是场戏，难道还真有所谓唯一的演员吗？当然有了。不过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你还用得着跟我装什么都不知道吗，小姑娘？就拿我手里这本《星空美术》来说，你平时钻研天文挺刻苦的吧？ 我就不一样，我最讨厌星象这种既不实际又没道理的东西。如果有人敢拿这些来跟我卖弄，只会遭到冷落。 <laughs> 看，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所以呢？所以你现在想干什么，陆孤帆？ 是什么？他竟然带了监听器，他为什么又要把电池给卸了？怎么了？监听器怎么没声音了？没电池了。要不要我立刻让人赶去医院？好。离警察赶到大概还有半小时，想聊聊吗，小姑娘？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知道啊，那为什么总是叫我小姑娘？因为名字具有特殊的寓意和独一性。可你明显只是个批量生产的提线木偶而已，不过是我的影子之一。所以你叫什么名字，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我们来猜猜好了。你是三年前遇到那个人的，对吗？你从小父母吸毒。 因而家境窘迫，十一二岁的时候，父母独家去世，你可能被送进了福利院，或是寄人篱下。你以为这种绝望的生活会一直延续，却没想到在十三岁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成年男人，他礼貌，有钱，让你过上了公主般的生活。 自然而然的，你爱上了他。可当你发现自己只是个影子的时候，你决定，与其当一个可怜兮兮的废物，不如主动反戈一击。于是你找上了范正元， <laughs> 这么拙劣的杀手，事情败露实在是很正常的。那又怎么样？ 我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下次吸取教训，我会进步的。陆叔叔，一次胆大妄为就够你被惩戒的了，哪里还有下次？什么惩戒？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知道的小丫头，否则为什么滕文燕和李雨欣这两起绑架案都发生在七月中，只有你是六月末？ 六月末又怎么样？所谓的仪式，或者说那个人的考验，只会发生在每年七月中。因为这一切纪念的都是多年前七月中旬的某一天。故事从八点零九分，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开始。你以为只要完美复刻当年发生的每个细节，就能通过这场考验？ 这只是每年政局开幕前一场无足轻重的彩排罢了。我不相信。八点零九分，如果放在七月仲夏，是白昼将近，长夜开端，代表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被黑暗漫长的刑罚所取代。但放在六月末是什么？天已经黑了。 编写这剧本的人已经走了，谁会关心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考验本来就不是为你准备的，你已经是个被放逐的棋子。我没有被放逐，不可能！你做什么东西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不过……那为什么自从你住院后，就再没收到过他的任何指令呢？我……他不理你了，你被抛弃了。 这就是对替代品妄图抹杀正主的惩罚。小心点，咱们没证。哎，这地方应该是不韦小时候他父母的家吧？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人住过了。 奇怪，为什么他还随身带着钥匙呢？因为他最近回来过。啊？你看这个录像机，这屋子里其他东西都落了灰，就这个还比较新，也很干净，说明最近被使用过。里面还有碟片，看看。 这不是公安局的办公室吗？这这个人是走了，江队，车在楼下等咱们。哦，就来，把录像先关上，开始行动再拍。这不可能，这里怎么会有？会有？是啊，这里怎么会有当年公州支队的执法记录仪？不非，他曾躲在这个破旧的老房子里，以避免观看模仿更年轻时的。 各种动作和神态的僵平，我不相信你的鬼话。这不是什么惩罚，我才是被寄予厚望的。只有我对你寄予厚望的是汪星叶吧？你和汪星叶都以为这场仪式是为了挑出最后的替代品，但其实他只想百分百复原当年的场景，然后把你们放到这个境地里去。 看你们在绝境下，会不会做出和当年一样的反应？你让申小琪对你发那个誓了吗？发誓！要是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我，我……是，让他发了誓。 但是很多年前，这句誓言是说给我听的。绑架、勒索、血衣、逃亡、绝境中的保护和宣誓，双双濒临死亡，直到得救。黄鑫也应该把什么都告诉我。他大概以为，如果你通过考验，他也能跟着鸡犬升天呢。 只可惜，有一个细节他至死都不知道，因为那个人绝不肯让别人知道，是背叛。背叛？不就是那瓶矿泉水吗？不，不是。当年根本就没有这瓶水。所谓的背叛，是在救援最终到来的时候。 他为了先抓住登山绳，把我往外推了一把。那瓶矿泉水，只是他为了自己的背叛而臆想出来的一个理由。一块遮羞布，一个替代品而已。就像你，只是我的替代品，永远都不会成为我。 我要是你就乖乖在这里待着，等警察赶到，好好配合调查，争取个从轻判处。毕竟你已经被抛弃，出去也是孤立无援，不会再找到他。嗯？你也想让我在这里等警察吗？你确实知道很多。 可我也知道一些关于你的事情呢，是不是？从五三八号病床上醒来的陆叔叔。 老高，严哥，你通知我以后，我马上就赶到医院了，但还是晚了一步，不会跑了。什么？他跑了？陆顾问呢？啊，他在我身边呢。喂，严谢，刚才他突然大哭大闹，还想脱光衣服，我只能立刻从病房里退出去找护士。就那几秒钟的功夫，是我的疏忽。知道了。 我们在不为酒家发现了一些线索，现在已经回到市局了，准备立刻实施抓捕。你在医院别走，等我消息。韩小梅，你先把搜集到的证物送到急诊科。是。 所有人员注意，立刻加派人手去文艺路私立医院保护申小琪。另外，还有长途汽车站、地铁站、高铁动车站、治安大队、巡特联防、各大商场广播和周边交通监控，全都给我调出来。是。一个长得邪眼又穿着睡裙的小姑娘，肯定跑不远。医院附近肯定有目击者。哎，马翔，散出人手去狗摸排。是。哎，等等，乌维很可能是要去见一名非常危险。 配备保镖和火力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连环绑架案的主谋。所有外勤探员必须申请配枪，发现目标后立刻无线电联系支援，绝不允许擅自行动。切记！明白。小梅，你和小刘跟我一起。听设备中途没电，布威就跑了。怎么会这么巧？严邪呀，嗯。李局，严邪，你从布威家搜出来的光碟，我刚刚看了。 这种暂时算不上物证的线索性物品，吕局怎么会特意去看？难道他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件？那他有没有注意到江婷？你现在对这件事是什么推测呀？哦，我现在暂时还想不明白，布薇这个小姑娘哪儿想不明白？谁把执法记录给她的？为什么她要看这个？ 难道他跟江支队之间有什么亲戚关系？我想，是不是要等抓到布威后，再深挖一下？至于布威到底是被害人、从犯，甚至是主谋之一，现在暂时还不好下定论。只有等范正元家那笔现金的指纹和笔迹鉴定结果出来后，再说了。嗯，很好呀，很老练。哎，我本来呢，担心你为汪兴业坠楼的事赌气。 在宫州一通横冲直撞，到时候啊得罪了人，还得我或者老魏去亲自捞你出来。所以通话的时候啊，本想提醒你两句的，但当时用的是齐思浩的手机，所以啊我不好多说。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王兴业应该是被灭口的，只是因为那栋七零一室的事情。 因此，公州方面呢，不好继续往下查。什么？麒麟意室？秦川知道点儿，他没跟你提过呀。秦川，好。啊，禁毒口的风言风语，说是三年前，公州缉毒行动现场爆炸后，专案组查出啊，贩毒集团的一道电子指令，是从那个小区居民楼的麒麟一室发出去的。 后来专案组呢，全面侦查这个小区，却发现跟上面很多人有联系，尤其从麒麟一时搜集出来的各种痕迹物证中，还发现了一枚印在门框内侧的指纹，属于当时的公州禁毒支队长江婷。江婷，上次讨论案情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指纹呢。往下查呀。 乱套了。是他不知道专案组已经查到那里了，所以最后还是根本就打线，隐瞒自己进出过七零一室。哎，你怎么了？没事吧？怎么提起江亭支队长，你就跟丢了魂似的？啊，没什么，就是有点累了，一时没反应过来。总之啊，汪兴业的事情，暂时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但所有线索和案卷都被存档了。如果以后有契机，还是要彻底翻出来调查的。啊，哦，对了，补威这个小姑娘非常重要啊。等抓住她之后，一定要彻底挖出所有口供。我有预感，她在这一连串案件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有可能啊，跟绑架和贩毒的团伙有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明白。还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等案子一诉后，你跟几个主办探员都休息休息，把这一身的伤彻底养养好啊！好了，你忙吧，我回办公室了。啊，李局，您慢走。嗯。江田的指纹出现在公寓楼七零一室。 根据铆钉收到情报反向定位，确认红星 Q 的指令曾经从公寓楼七零一室里发出过。江婷，江婷。喂，喂，严哥，把陆顾问带过来。什么？我在市局对面等你。别告诉别人，你亲自把陆顾问给我带过来。 但你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对我不是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波涛起乘风破浪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看不清黎明前的窗